难道让你们放心的去抢回袜子，我们就可以甘心了吗？谁不低头回答道：“还是说你准备说，如果我们略略合作一下的话，你们就会分我们一部分袜子？”谁不低头的说话口气，显然是不相信这种可能性的。而肖时钦呢，也确实因为这个问题语塞了。战术上如何尔虞我诈，他都毫无压力，但在这种事上。 他却很难言而无信，用袜子收买眼前这两位，少人家肯定不稀罕，多，那他们何必还要费劲儿去抢叶秋那边的呢？实际操作没有可行性，欺骗对方这种事儿，肖时钦又做不出来。于是，在谁不低头、莫敢回首两人的眼皮底下，家师众选手完成了一次交易。 将圣诞袜给没有的角色也分到了一双，再然后五个人果断分头行事了。这一下谁不低头和木敢回首傻眼了。对方五人都有袜子，这一双丢弃的谁扔都行，谁不低头和木敢回首只有两人，完全没有确认到底是谁的袜子被扔在了外。但是，一转念，两人突然又意识到。 这种情况还需要确认扔不扔的吗？两人的神枪手很快就选上了一个，一起追了上去。家试的人成对时，他们二人只能观望；但现在他们主动分开，单枪匹马的，谁不低头？两人并肩上还会有压力吗？当然没有，两人可是连孙翔都敢去挑战的主。 嘉世战队又有哪个人会是单枪匹马让他们感到惧怕的？两人盯上了分散五人中的申建，两人也知被他们盯到的人肯定是不会扔下袜子，但是这一次他们不是想捡便宜，而是改明抢了。起初怕对方看穿他们意图，两人还不紧不慢的做出些犹豫的举动进行掩饰。 直至看到嘉氏五人队彻底分头跑进后，这才猛然发力追了起来。系统倒计时在继续，嘉氏似乎准备卡到最后时刻再丢弃一双袜子，但这一点谁不低头，二人已经不关心了。他们关心的，怎么能快些赶上身见的拳法家好下手？大家的耐力控制都是一样高潮。 两妹子开始为隐藏意图装模作样，被甩下的距离此时挺难赶上。好在身间的拳法家的身影始终未逃过二人的视野。两个神枪手利用飞枪技术配合疾跑，距离还是在被强行拉近中。而这时，系统倒计时已经停止，已拾取的袜子数量再度变回了十九。 两妹子也不确定深剑的拳法家有没有丢，不过这拳法家一路行走的路线，两人都看得清楚，丢也是在这路上，所以继续追总不会错的。一路边找边追，在确实深剑果然没有丢袜子后，双方的距离总算也是拉近了不少，深剑也已经发觉了尾随他的二人，索性让角色停下来，转过身来开始迎候二人。 不愧是职业选手，真有自信啊！谁不低头，莫敢回首一看，这人貌似也对于能以一敌二相当有自信，居然停下来等他们。当下也不多话，二人角色一进可攻击的距离，立即开始举枪射击。砰！然而第一声枪响，居然并不是从他们的枪膛中发出。砰！砰！砰砰！ 两人的攻击甚至还没有开始，就已经被连续的射击攻击给阻住。实战也是相当有经验的，二人迅速从弹道确定了子弹来向，分转左右一看，肖时钦的机械师王泽的神枪手已经从两个方向夹攻而来。再看身后，孙翔的战斗法师凌风武一如既往的张狂，将自己像子弹一样送将上来。 对方的牧师站位甚至都不是为了策应全队进行恢复，这分明也是一个攻击型的站位，是准备给己方的攻击添砖加瓦的。中计！二人顿时醒悟，他们自以为家世的选手没有察觉到二人的算盘，现在方知道对方早就知道了他们会打这样的算盘，这才有意布置出了这么一个套子来给他俩钻。 被丢弃的袜子在哪里？二人完全不知道。想从深建的群法家手里抢袜子，现在也成了痴心妄想。现在他们还是想想能不能从家世职业队的包围中脱身才是关键。答案看起来是否定的。以五对二，完美的圈套，充分的包围，这种情况下，如果还灭不了两个还没有职业比赛经验的玩家。 嘉世也就网称职业圈的高水平战队了。不要再来捣乱。小时琴的话用的是忠告的口吻，听在二人的耳中，却更觉得这是在警告。再然后，两人就已经被送到了就近的复活点。俩妹子郁闷啊，刚才被嘉世这一包围打的，真是他们一点脾气都没有。 职业战队的水平，他们算是真正领教到了。可是因为这个职业战队的存在，他们的前途就要蒙上阴影了。连续两轮拿零双袜子，今天他们的成绩必将惨不忍睹。被各大战队当做是昙花一现的话，他们所期待的一切就都有可能落空啊！怎么办？至少也不能让他们好过。 行知在这一轮中想取得好成绩相当困难的两妹子，已经存了将局面彻底搅和一遭的心思。于是，叶修的机械师一诺收到了来自“谁不低头”的一条消息：“联手吧。”“哦，联手对付家世，四对五。”“谁不低头说？”“然后呢？先抢了他们的袜子，然后再说。”“呵呵，我欣赏你这个再说。” 先联手打击一下这个最大的威胁吧。好，你知道他们在什么位置吗？刚刚从坐标幺二四四五处离开。嗯，他们目前的目标只可能是我们这队了，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找个地方周全的布置一番，然后守株待兔。说对，这样到幺八六幺五幺这一带来，一会儿见。坐标幺八六。 幺五幺附近，谁不低头莫敢回首。赶到后，果然看到了先一步到达的机械师伊诺和流氓雨来了。没做任何隐蔽，就那么明目张胆的在那儿东张西望等人状。看到二人过来，两个角色先后转过身来，随即便迎了上来。你准备在这里设伏？谁不低头仔细观察这一带的地形？ 这是覆盖在白雪下的一片废墟，说不清是什么，但扫开雪层的话，可以看到不少燃烧造成的焦黑痕迹，似乎是被火海所埋葬，而现在却又在被白雪掩盖。我们的四人组合拥有三个枪系，这里多掩体，正适合打远距离的包围，但是我们无法和家世打消耗，因为我们没有治疗，所以要想办法分散他们。 快速逐个击破，这里的地形也比较适合这样做。嗯，谁不低头听叶修说的头头是道，完全挑不出有什么不对。从你之前透露他们的起点，让我们分析一下他们的来向问题。他们的追击目标是我，所以也会先给我们设一个起点。他们可知道？当然就是我们失去了他们那双袜子的所在。从那里为起点的话。 他们可能的行动轨迹有。叶修侃侃而谈的分析起来了，期间不住的出现着大量的坐标和分析，听得谁不低头莫敢回首，各种茫然。所以大致上，我认为他们可能会从正南偏东一些的方向来，路过这片区域。叶修一通分析后，总算有了个结论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啊？ 谁不低头，莫敢回首，早惊诧了。一个高手，叶修从容回答。嗯，下面我们安排一下初始的埋伏站位和战斗中一些可能的走位变化。我知道你们俩之间的配合相当娴熟默契，但要记住，现在我们是四个人，所以所有的配合运化要从四人角度去考虑。也许你们一时间扭转不了养成的习惯，但还是尽力去克服吧。 必要的时候，我会提醒一二。片刻后，战术讲解完毕，也不算太精深，但看得出对于此处地形的利用是相当充分。随后，诸人也已经按照初始埋伏的站位分布好了。包子的流氓雨来了，虽是近战职业，却没有顶在最前，而是埋伏在了区域的最深处。 形影不离的谁不低头和莫敢回首，此番被叶修给打散了。莫敢回首埋伏也要靠那一些，而顶在最前的却是叶修的一诺和谁不低头一起。两人潜伏在各自的位置，静候着加试选手的到来。谁不低头转着视角，看到一边的一诺在不住地玩弄着手里的自动手枪。 知道这是对方在无聊的进行一些重复操作。一分钟，两分钟，三分钟。时间过去许久，甚至在这过程中发生过两次袜子易主事件，当然都是那些普通玩家小队之间的厮杀。然而家世的小队依然没有露面。我说。 谁不低头看到伊诺，居然就这样一声不吭的一直玩着重复操作，忍不住开口了：“什么？你就不怕我们其实是骗你和你们碰面，然后趁机抢你们的袜子？”不怕。这么相信我们？不是相信，就是不怕而已。谁不低头一怔，随即反应过来。 这货的意思是说，他有自信能击败他们二人，所以完全不怕他们有诈。这一刻，谁不低头，真想掏枪出来崩了这人算了。